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呢，咱们说这个苏联红军啊打到了罗马尼亚家门口，一大批罗马尼亚人呢就密谋推翻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。不过随着这个苏军攻势渐渐平息啊，安东内斯库呢就又回到了国内，密谋分子的活动呢就转入了地下，啊，等待这个有利时机再出来搞事情。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，苏联红军经过几场大胜，南北两边的德军啊都吃了瘪。那下一步往哪进攻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。四四年六月六号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，开辟了第二战场。这其实呢，距离柏林的距离呀，就比苏军还近。希特勒一看，这不行啊，是吧？这个这个得支援呐。可是南北两个集团军群都刚刚打了败仗，就只能呢从中间调兵。 于是呢，中央集团军群里面大部分装甲部队被抽调到了西线，司令官布什元帅一看，就只好修筑工事来进行静态防御。苏联人非常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，于是朱可夫、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为首的大本营总参谋部就搞一个，就准备下一盘很大的棋啊，策划一次惊天动地的大行动。 准备一举消灭中央集团军群，准备收复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。这次苏联人的胃口啊，够大的。中央集团军群这个时候还有八十五万人马，而且呢，因为之前的撤退，他们需要防守的战线也大大缩短。要想吃掉，是绝非易事。为此呢，苏联红军进行了重组，重新整编了八个方面军，四个用来执行主攻任务，四个配合。 分别由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进行统筹指挥，一共集合了二百四十万人的部队。这么大的调动，想一点不走漏风声是很难的。好在几年仗打下来，苏联人这情报战的水平啊，有了大幅提高。 各项战备工作都在严格保密下进行。那比如呢，调动军队一律都在夜间行军，而且一大队卡车只能有一辆可以开灯，后面的呢都只能紧跟着前车前进。途中还有飞机在这个上空盘旋检查，一旦发现地面上的部队没有隐蔽好，就用信号通知。这个时候，指挥官就必须停止行动，进行伪装。 除了这些以外，他们还在南面的乌克兰方向做出准备进攻的样子，然后故意放过一些德军侦察机过来拍照，再通过间谍提供假情报给予佐证。希特勒本来就凭直觉认为苏军下一次攻势是在南方，这么几个障眼法就更加深了他的印象，把后备兵力呢都集中在了南方。中央集团军群这边呢，完全没有什么察觉。 布什元帅居然还在苏军进攻前三天回国休假去了。六月二十二号啊，也就是这个呃，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的日子，代号巴格拉基昂的进攻行动开始了。这个名字呢，取自一一八一二年时候卫国战争时代的名将啊，巴格拉基昂公爵。不过二十二号这一天啊，只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进攻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苏联红军万炮齐鸣，紧跟着四个方面军的部队从四个方向同时进攻。打到这天夜里，苏军用无数探照灯照亮德军阵地，晃得德国兵啊睁不开眼儿。 仅仅一天，中央集团军群就盯不住劲儿了。在北翼，整整两个军的部队被包围消灭；南面的抵抗顽强了一些。罗克索夫斯基第一天进攻伤亡很大，第二天整整炮轰了一夜，终于突破防线，包围了一整个集团军。德军拼了命的突围，最终还是损失了七万多人。这一个礼拜的仗打完，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已经是支离破碎。 苏军的下一步就是要解放明斯克了。明斯克是当年战争爆发时候第一个被德国人占领的大城市，在那场战役里，苏军西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，损失超过四十万。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。六月二十八号，莫德尔元帅接替了布施，啊，所以莫德尔这个时候被也被称为这个希特勒的消防队长。 不过他上任这个日子没选好，那就在这一天，苏联红军两个方面军从南北两翼进攻，希特勒自然不能允许部队放弃明斯克，还把一个装甲师送进城里加强防御。苏联人这次采取了罗克索夫斯基发明的双层包围战术，坦克部队在外，步兵部队在内。 组成两层包围圈，围点打援，各负其责。经过一周激战，南北两翼苏军会师，几十万德军被包了饺子。莫德尔赶紧组织部队从侧翼解围，还呼叫北方集团军群过来支援。没想到朱可夫早就料到你有这手，命令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发动攻势。北方集团军群只能勉强自保，支援是肯定没戏了。 这次明斯克被围，德军上上下下没人相信能获救。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历历在目，所以在包围圈还没合拢之前，大家就开始往外跑。希特勒严令前线德军要把所有城市都变成要塞进行固守。其实啊，很多小城镇都是木头房子，连地下室都没有，根本没法防守。正所谓上有政策，是下有对策。 聪明的德国人马马上就学会了一招什么呢？就是遇到这些小城市，咱不进城，咱绕着走，你就没法让我们死守了。几天时间，十万德军争先恐后逃了出去，苏军留下一个方面军慢慢清剿，主力部队奉命继续往前突击。现在斯大林已经不满足于明斯克了，要把德国人赶出苏联领土。莫德尔唯一的任务就是要稳住防线。 十几天里，中央集团军群已经有二十五个师被击溃，损失超过三十万人，只能被迫大举撤退。苏军休整了几天之后，又开始了一大波连续不断的进攻。七月八号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包围了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。德国一个装甲师冒死冲进包围圈，救出了一部分守军，但这只能被称为英雄事迹，挽救不了战局。 中央集团军群的北翼已经完全崩溃，苏军一路奔向波罗的海，准备切断北方集团军群的后路。在中路，罗克索夫斯基把目标指向了波兰境内。到了七月底，比亚威斯托克、卢布林、布列斯特等等几座边境城市先后被苏军攻克，还在几个地方渡过了维斯瓦河，建立了坚固的桥头堡。南面。 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开始进攻，这支生力军集中了一千辆坦克发起冲击，钢铁洪流淹没了一切，德军被迫放弃了交通要道利沃夫。几天之后，科涅夫的部队啊也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了好几个桥头堡。之后的几个月，德国人对这些桥头堡发起了疯狂的反攻，不过无一例外，全部失败了。罗克索夫斯基命令手下的先头部队转头向北，准备包围波兰首都华沙。 不过，此时苏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不间断作战，部队损耗很大，前锋部队的坦克数量只有战役开始时候的四分之一，这就给了莫德尔一个反击的好机会。他用四个新调来的装甲师出其不意发动反攻，经过六天激战，苏军前头部队损失惨重，攻势被迫停了下来，勉强保住了完整的战线。 轰轰烈烈的巴格拉基昂行动至此结束。一般认为呢，这是整个二战期间德军最大的一次败仗。之前实力最强的中央集团军群几乎完全崩溃，损失了四十五万人和几乎所有的坦克部队，相当于东线德军四分之一的兵力，而且其中大部分是经验丰富的士兵和军官。这是再也无法恢复的损失。 五万多在明斯克被俘的德国兵被押到莫斯科游街示众，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完。中央集团军群一退却，就在防线上出现了一个五百公里的巨大缺口，南北两边的集团军群现在都非常危险，随时有被切断后路的可能。 苏联这边经此一役，解放了白俄罗斯全境，还有大量的波兰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的领土。最远的地方前进了三百多公里，在东普鲁士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帝国境内。当然，损失依然不小，伤亡人数达到七十七万啊，跟德军的战损比啊，将近了二比一。但是相比之前，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。 这说明，此时苏军除了人力物力都有巨大优势之外，将领们的指挥水平也实现了飞跃啊！像罗科索夫斯基、科涅夫这些人都敢于跟斯大林争执作战问题，最终还能说服斯大林，使用了很多创造性的战法。反观德国这边，小胡子对将军们的干预简直是丧心病狂，他唯一用的办法就是命令部队死守，导致大量德军白白损失，最后防线崩溃。 被迫后退的距离反而要远得多，而且德军的情报战再次失灵，准备严重不足，又几乎没有什么机动兵力。一旦防线被突破，根本没法堵住缺口，只能任由苏联坦克穿插包围。莫德尔这位防守大师也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。说实话，要是能老打胜仗，谁愿意当防守大师啊？ 而且莫德尔能打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比较得宠，所以敢于违抗希特勒的命令进行撤退。其他人要这么干，早免职了。就在苏联人节节胜利之时，德国国内爆发了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。消息传出之后，在华沙潜伏多年的地下抵抗组织，也就是波兰救国军，就坐不住了。 救国军领导人科姆罗夫斯基觉得德国这是要崩溃啊，我得赶紧发动起义，占领华沙，然后把在英国的波兰流亡政府请回来，是吧？要不然等着苏联人解放了波兰，那波兰就会变成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。于是八月一号，波兰救国军在华沙发动了全城大起义，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地区。德国人万没想到后院会起火，赶紧调兵遣将进行镇压。 科莫罗夫斯基也向英美和苏军发电报求援，那他们能否成功解放华沙？波兰的命运又将如何呢？咱们下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